锵锵三人行，现在我找到我们在香港的理由了。你知道英国有个智库啊，这个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了全球一千名这个白手起家、身家最少十亿美元的企业家，发现呢，全世界哪里是最容易孕育亿万富豪的地区？嗯，只有香港。嗯，h Kong，Hong o n g Kong，你知道吗？ 这个英国的这个智库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，总结成为亿万富豪有三条秘诀。嗯，第一个移居香港。嗯，第二个从顶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嗯，第三个在英式法律制度下工作。嗯，这三个因素是这一千个全球一千个亿万富豪产生最多的原因。嗯，香港啊，这个这个。 那那因为在香港，他创业或者怎么样，赚到第一桶金之后，赶快把这个钱拿去投资房地产， <laughs> 投资房地产，隔两天你就是亿万富豪了，太有易思了。而且而且，其实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嘛，兰桂坊，你每天以兰桂坊为家，那那没有。兰桂坊之父是谁？Alan Zeman，叫中文名字叫盛志文啊。他在加拿大很聪明，他十七岁就赚了第一桶金。 不晓得作为一个小生意啊，同从同学从他的社区那边赚了呃第一个一百万加拿大币，结果呢，他发现他拿回家只拿到四十万，其他都给谁了？缴税。嗯。然后呢，他回到家干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打开门一进去了，就拿一张地图出来。 然后据 a l l e m 资本自己说，他说他妈妈过来说你干什么看地图？他说我要找哪个地方是可以赚到一百万， <laughs> 就不用给了百分之六十政府的。然后找了半小时后说啊，I got it，Hong Kong，Hong Kong。然后就移民了香港，就来香港，后来就成为你所说的亿万富豪嘛。他是活生生的例子。没错，香港，我觉得人人都是千万富翁。 我现在一看房子，我明白了。上海、北京差不多了随便一个生源，他住的房子市值就至少两千万港币。那你说，他这普通老百姓就是千万富翁啊？但其实香港私人拥有物业的人数没那么多。但是，哎，还是亿万富豪最密集的。他很多时候啊，他不像大陆，可能富豪都很有名。你看香港真是。 多少人闷声大发财啊！我这你知道，我这一看房子，我才知道，这香港这种鬼鬼祟祟的有钱人太多了。 <laughs> 李嘉诚是有名的，嗯，你比如包括呃那个地地产经纪一给我说指那个破房子，说这个你看我我刚卖的哈一亿三千多万港币，他说我佣金就拿了三百万。你就这么一个小次佬，就是一下一天他赚三百万佣金，买买房子的这个人你都不知道是谁。 就是，所以说香港人很多有钱人呐，那真是你完你完全不知道他他。可是你要倒过来看啊，好多有钱人没错，可是你所说的有钱人里面有一半不是香港人，特别你说的去看房子的地方啊，现在好多年前的殖民地年代，山顶呃怎么讲呢，在中环往山上走了。 根本没有华人的嘛，对不对？都是洋人嘛。甚至曾经有一个时期，不准华人住入上山的，全部保留给给欧欧欧洲人。OK，现在有点复古了。后来当然没有嘛，开放嘛。现在呢，往上面走，基本上没有讲广东话。 <laughs> 我朋友有一个香港朋友住在那边，他说他住了十年，他退休了嘛，看着整个社区啊，呃，非常。 豪华的房子嘛，哈，一个至少上亿，呃，五千万、七千万这样。他说，十年内这慢慢几乎变成百分之九十是讲普通话，然后整个住的生活环境也变了嘛，经常半夜也被吵醒，因为半夜呢就有警车过来， <laughs> 一对一一辆警车演制就抓了几个上市公司老板就走， <laughs> 他说经常发生，我说都经常，他说大概一个月两三次啊， <laughs> 半夜不得安宁这样，他说是这样，因为。 坦白讲，能够买得起那种房子的人，不可能是白领，甚至不可能是专业的。你当律师也赚不了，一定上市公司的嘛。很多都是我的朋友，就是。 <laughs> 对对对。我现在跟他们说，我说加油是吧？把香港占领，对吧？ <laughs> 把把他们山头，咱们全给他插上红旗。 <laughs> 但是说到这儿，我就要给大家，我准备今天的节目啊，把这个《人民日报》念一遍。就是又学习了，真好。学习。哎，这个。 因为我要念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谁的文章呢？比尔盖茨的文章。 <laughs> 比尔盖茨最近有一个演讲，希望中国企业家多帮穷人。哎，我最近看了一下比尔盖茨啊，比尔盖茨说的有意思，说中国的富人购买了很多西方国家富翁品味的东西，嗯，艺术品。 湾流私人飞机，嗯 d r c 葡萄酒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d r c 葡萄酒，嗯，然后呢，爱马仕手袋，但是比尔盖茨认为他们还没有接受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慈善啊。二零一三年，中国前一百位慈善家总计捐款仅仅八点九亿美元，相比之下，美国前五十位慈善家去年就捐出七十七亿美元。 其中仅仅这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这个扎克伯格呀、马克呀和他的妻子就捐了将近十亿美元，就他一个人捐的，超过中国前一百位慈善家富豪捐款的这个总额。所以呢，盖茨他就呼吁，要叫我说盖茨这个人呐， <laughs> 功德无量啊！你哎，这么一个他，你说现首富，他每秒钟挣三十万美金。 嗯，现在说身家七百二十亿美金，嗯，可是现在呢，他后来退了嘛，退了，人家一心一意的到他的这个基金会，他老婆的名字这个基金会啊，他的四成身家，嗯，都投在这个基金会，嗯，而且呢，他还成功的就交朋友嘛，他跟这个巴菲特，嗯，巴菲特把自己的家产也给了他的这个基金会，基金会，嗯，巴菲特这么聪明的投资人，为什么给比尔盖茨呢？因为比尔盖茨。 我觉得他提出了个很牛的概念，哎，这就是商人，商人。其实你想想看吧，他赚那么多钱，无所谓了。我跟你说，对他来讲，实际上是把一件事做成功更重要。你比如说，他给自己挣钱的时候是要挣挣多少钱，他现在推行这个慈善，他讲究的是什么？用商业的手法，对，是吧？比如说，我要做一个投钱给一个地区，马上我得见到效果。 一年我要见到效果，如果见不到效果，可能第二笔资金我就不会给你。他是这么一种商业经验的这么一种运作，人家说他拯救多少人的生命啊？因为这么一个人，六百万条人命。嗯，六百万条人命，你说这个比尔盖茨来生转世，他得是投生在这个大富大贵之家吧？这个。 不轮回这个，假如你从功德的角度，当直接西方极乐世界，太有就直接西方极乐，他已经大富大贵， <laughs> 还回来投身大富大贵，那不是他去不了， <laughs> 怎么个大富大贵？他去不了西方净土， <laughs> 因为他还有豪宅，他他还没有全部舍弃四成身家嘛。但是人家有人说，说比尔盖茨和这个巴菲特，他们都是属于会散财的人，就是说会花钱。比尔盖茨就主张啊，把钱花在自己。 喜欢的、愿意的方面，比如说他喜欢豪宅，他确实他花很多钱弄他这豪宅，这豪宅里弄的全是他喜欢的电脑的这种控制的东西。但是他哎喜欢做慈善了，哎他就一心一意的去做慈善，也要做到世界第一。嗯，这没有这这种我们常说新教伦理嘛哈，他做慈善来。 彰显自己是上帝的选选民嘛哈！我当然他那一集有那一集的做法，可是香港我觉得我蛮骄傲的。讲到香港，那个好多人老百姓，包括我们文道先生，经常捐钱的啊，捐捐了钱之后做各种的公益的文化的事业，半句话不讲的。 我不讲也没人知道。他最近也捐了好多钱给一些文化活动，对啊对，那那那个那个，反正我们有这个习惯吧，可能也可能英国年代的。我记得我们从小公益金这个概念嘛，在香港，我们看到公益金，我记得几岁已经我母亲替我们把我们的红包拿去银行。 传钱，传了，然后就捐出来，可能要成为生活的习惯。可是大前提当然在于你捐完钱，呃，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，对吧？不会有人呢来嫉妒你，来骂你，来查你税，来追问你钱哪里来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没错，你看这个比尔盖茨啊，曾经有他说啊，他接受采访啊，曾经有人问过他，说你，你看这种问题就很西方人的思维，说你这么有钱，你觉不觉得罪恶？ 他说有人采访他，问他，他说啊，应该把收入和支出分别看待。他认为应该对支出征收累进税率，嗯，而不是对收入征税。他说，如果我要感到罪恶的话，那应该是因为我消费，对吧，并不是因为我有钱。我的钱花在慈善事业上，我的钱进了穷人的口袋。 这个是不是罪恶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如果是消费， <coughs> 他说他认为应该对消费支出征收累进税。就比如说，你可耻，你有钱，你全买了这个你自己喜欢的车了、红酒了，那么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给你征收这个消费的税，就你花钱的税。嗯，我觉得很有意思是，他也好，巴菲特也好，呃，美国几个差不多头二十位最有钱的富豪里面，大概十几个我有印象。 呃，我们一直以为这些人一定是美国共和党 <clears throat> 比较右派的人的支持者，但这几年他们都在支持民主党，为什么？就是在税这个问题上，这些美国最有钱的富豪里面，这十几个富豪呢，尤其巴菲特跟盖茨是最明显的，他们一直主张，比如说收几种税，呃，其中一个很争议的在国际上面很争议叫杜宾税，就资产累进税，嗯，然后或者说像比尔盖茨讲的这种消费上的累进税。 然后他们一直反对共和党主导的这种税收更少，然后减小政府规模这样的一种做法，就是他们觉得这样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是不公平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，就呃，他们这种先慢慢形成一种观念啊。最近不是有本书很红嘛，叫《二十一世纪资本论》，是不是那本书很红？他那个作者呢是个法国经济学家，他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但是他就大力抨击资本主义。 必将走到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恶化的恶性循环，所以他就主张的就是一个全球的针对资产的一个累进税，然后做一个全球规模的财富再分配，才有可能挽救世界。这种想法，我觉得越来越多人，而且是有钱人有。所以这共产主义啊，永远不会消失的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我认为，比尔盖茨，你看物极必反呐。嗯。 作为一个资本家，他做到顶的时候啊，他的思想境界，我认为已经上升到了共产主义境界。他真的，他的演讲的头一段话就是说：只有当我们帮助穷人摆脱病因，全世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。这个我相信，为穷人投资所获得的回报和在商业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功一样精彩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 我最近跟比尔盖茨啊是一个境界的，就是我想，前一阵不是这个什么嘛，哎，我现在知道了共产党啊，嗯，真是应该共产党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为什么当年共产党是那么样的时髦？这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心向共产党。我今天解决的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你比如说，这个前一阵这个狗仔队，嗯，拍这个明星，嗯，产生了这个明星和狗仔队之间的这个争议矛盾，当时。 我就在说，我说这个，我认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应该多多的去颂扬这个 <laughs> 狗仔队那叫什么卓伟，是吧？陈昭华、什么谢晓这样一些名字。我认为我们一定所有的名人都应该想办法让卓伟、陈昭华、谢晓也成为名人，因为我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，哎，我不太相信人的相互理解。我认为真正的相互理解只有异地而处。 你的办法就是啊，让明星去当狗仔队，让狗仔队全程明星，他们就明白了。甚至于当这个这个狗仔狗仔队拍这个明星的时候哈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这个这种思想认识？我想到的根本不是你们这些娱乐八卦。我一皱眉头，我想起的是什么？我想，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贫富差别，只要还有三大差别，只要还有明星和非明星。 只甚至只要还有出名和不出名的人的差别，狗仔队就永远也不会消失。你说我这个思想认识，你道？然后呢？你说半天 <laughs> 我还没看清楚你跟比尔盖茨怎么个同一个境界？啊，均贫富嘛。哦， <laughs> 不是，我是说 <laughs> 所有的矛盾，真的不是你哎，不管你这个富人名人。 活的不安全是吧？活的很很烦吧？甚至有些时候，有个富人嘴上不说出去，心里就骂你们这帮穷人是吧？他恨他为什么？他就觉得穷人也很多时候太掉价了，对吗？可是你知道，真的能够做到让你有安全感。嗯，要不说共产党想的是。 一时实现不了，但是实际上也你得承认是最彻底的办法。嗯，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消除差别。嗯，没差别就没这事儿。不是，我想我想把事情啊拉回我我现在理解到你的思思想高度了，我很佩服。 <laughs> 但我想讲一个比较低端的问题。这个低端的问题就是说，我觉得比尔盖茨这番话在中国肯定很回响，因为今天大家都很仇富嘛，大家都觉得像中国的富人买名牌、买奢侈品，不愿捐钱，怎么样？ 呃，我觉得的确 <clears throat> 有很多富人是他们的行为或者是倾向是很有争议的，但是另一方面啊，我们也要想想看，呃，为什么中国今天的富豪，中国的人有钱在世界有名了已经，对不对？我们征服了全球的奢侈品的商店，但是为什么不愿、不太愿捐钱呢？我们想想看，情况是这样：第一。 中国的税收其实是相当多的，嗯，中国的税率也并不低的，所以很多人在，尤其在中国，很多老百姓，我认识一些很多做生意的，他们会讲说，我们捐了很多税，我不是捐不是捐，我们交了很多税，上哪了？ <clears throat> 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很多贫苦老百姓，我们说，哎呀，这很多山区的小孩上学都成问题，那学校为什么是要我们富人捐钱建呢？ 那义务教育难道不是政府的责任吗？政府是没钱吗？我们交了税啊，政府也不见得没钱啊，钱到哪去了呢？所以他们很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疑问。你不要说税了，中国现在的疑问是不是税？我们捐的钱你都花到正地方了？没错，没错， <laughs> 这就第二个问题了，就是说你要这些富人捐钱吧，他捐捐给谁？他捐给谁？他我们中国有多少可以接收捐款的渠道呢？ 跟美国能够比吗？美国有成千上万个基金会，成千上万的 NGO 非政府组织，中国有吗？中国的我们大部分这些社会组织，他要募款，他要筹款，他经过的管道就那几个，比如说中国红十字会， <laughs> 然后你捐钱捐给这个机构，这个钱原来是要经过红十字会，你相信吗？没错。那么到了最后，他说好，那我们学比尔盖茨吧。比尔盖茨怎么办？比尔盖茨是。 他认为现在的基金会跟 NGO 有点问题，就是不懂得用商业手法经营，所以他才自己成立自己搞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中国的富豪说那行，那我们也学 b r s 我们自己弄个基金会，自己来行善，那就等于你自己成立一个 NGO 了。你在中国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，要推动社会工作，你要面对多大的困难？对，你要跟多少衙门打交道？对，你要干多少事儿？当你想象了所有这些环节之后。 你作为一个有钱人，你想捐钱怎么捐呢？而且而且你还有个环节，你刚用“困难”两个字已经太轻松了，应该是说多大的危险？ <laughs> 你暴露了原来我那么有钱呐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政府查你税，人家会来骂你，种种的绑架等等哈。那你那个那么危险的事，谁要干啊？谁都不谁都不愿意干。就你比方说，就连李连杰壹基金，我觉得。 李连杰先生真的是很了不起，他做易经做的，我越是很信任他做这件事。但连他这样子也要被人说什么他呃，他们这个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摸了多少钱？其实那个数字你只要一看账，基本账你就看得出来是不可能的。嗯。但是还是会被人这么讲，哎，但是你说这个不是那天也有人说嘛，说这个上帝啊，让你做好人就是对你的奖励。 <laughs> 所以有些人说，为什么好人没好报？现在有一种这个这个来自宗教的这个这个呃说法，就是说，上帝让你成为好人，而不是一个坏人，已经是对你的奖励了。那当然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哈佛大学有个终身教授叫穆莱纳森，最近他的一个跨学科团队啊，完成了一项研究。这个他是研究行为经济学的，他这项研究发现啊，这个穷人和就是。 他的意思啊，就是你必须要让穷人变富，穷人要老这么穷啊，他永远不得翻身，因为穷人会越穷越傻的，这是他的研究结论。嗯，一个是穷人，一个是忙碌的人和没时间的人。嗯，他发现呢，就叫稀缺资源，因为穷人呢，太多的这个精力啊，花在为了这个稀缺资源，比如说为了钱，甚至为了一口饭啊，嗯，而而精打细算当中，所以呢，使得他的这个头脑啊，嗯，没有一个。 让他成功啊，需要的这个远见，嗯，判断力，包括他说跟什么人很类似啊，跟忙碌的人，就是没有时间的人，同时干好几件事，嗯，这种人呢，你的头脑啊，全被具体的事情占满了以后啊，你的头脑闲不下来，就缺乏呀，呃，进行判断所需要的，他叫做心力，嗯，哎，他有一个形象的说法，用了英文的词儿，带宽。 嗯，就你这个，嗯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词儿。他说你这个头脑没有带宽，他发现呢，你你这个穷人为什么会越就他就说越会越来越傻的，你这个人，你像完全在这个事物当中的人，实际上你失去了一个带宽，让你看得稍远一点，让你去判断什么是更有价值，你该做什么。他说穷人，这点我有体会。你知道像我们老一辈的很多人呐，你就发现他们呐，一直到很老了就是吃。 嗯，孩子，孩子不管做了什么，做了总统也是，哎呀，白宫吃的好不好？你知道，你马上就知道他是那种稀缺资源年代啊养成的习惯，他的头脑全集中在了这个吃上。于是，的确看上去你这不是傻吗？他去白宫了，你还关心他吃的好怎么样？ <laughs> 他这就是很重要很重要。那我每次听到类似的理论，我都蛮生气，因为以前坦白讲，六零年代哈也是哈佛什么心理学家。 那一套所谓的成就动机啊，有什么成就动机？他去测量量了全世界不同国家的成就动机，然后呢，跟他当地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比例相比，他说：“嗯，你们没有成就动机不高哈。”我觉得那是强者、胜利者的语言。其实来来去去应该是说人的人力机会有没有给他条件，有没有给他信心。 不要，不要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，方这样子，这个，这个不要太相信。